很标准的嘛，哦，我们在某个阶段可能会有，对，那并不表示我我们这一辈子都会长痘痘，对，对，我们在不同的呃年龄层了哈，那不一定是老，有的我的问题是年轻人会有，有的问题是年纪大比较会有，嗯，好，那所以这跟老不老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说这刚好是那个时间。那你讲清楚，青春痘是青春人的问题， <laughs> 青春时期的学生啊，嗯，那头皮屑也会是吗？头皮屑哈，其实我们会分成两个比较大的族群。 那一个就是。 真的是年轻人，嗯，就是青春期青少年这个事情，嗯，那另一个阶段，其实在年纪比较大的的老人家，慢慢的有一些这个皮肤比较干燥问题呢，头皮屑有的也会比较多。嗯，你暗指我是中年人， <laughs> 所以我没有。 <laughs> 对，就是中间有一个阶段，就哎，好像都很好，对对。但是每个人的肤质毕竟是不一样了哈，就说这是大大方向是这样，但很多人他偶尔呢，就是头皮屑可能会比较多，尤其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 能会好，我不要再那么一直卢医师了， <laughs> <laughs> 赶快来告诉我们一下，到底为什么会产生头皮屑呢？那纷飞的雪片是从哪里来？头皮屑哦，其实就是我们的。 就是头的头头上的头皮开始脱落，嗯，那你一听会觉得，哦，好可怕！为什么头皮会脱落？嗯，其实我们的皮肤，嗯，从头到脚的皮肤，它每天都是在进行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旧的皮一定会掉，嗯，那新的皮呢会一直在长出来，嗯，所以我们的皮肤才会一直呃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头皮屑为什么会常常让我们会看得到？嗯，因为头皮头皮上有头皮呃有头发嘛，嗯，那头发常常会把这些头皮就卡住了。 哎，所以它脱落的时候。 不会说，呃，像我们如果身上的皮肤掉了，它掉了就掉了，嗯，但是头皮呢，它掉了以后很容易会卡在头皮上，那你会发现，哎，好像有些屑屑，有些比较大块，可能掉在肩膀上、衣服上，嗯，所以会比较明显。哎，这我就不懂了。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几乎几乎都是头都都有头发，哎，少数秃头掉发的不算了哈。那那这样子的情形下，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就会很明显的掉的跟雪片飞一样？有些人不会，是同样的。 我头发卡住啊，没错没错，所以这其实头皮屑我们会分成两种，一个它单纯就是头皮屑，嗯，好，那这个头皮屑会比较明显的，包括说我们的皮肤可能比较头皮比较干燥的，嗯，哦，那个屑屑会比较多，但。 不要说头皮，有时候我们皮肤比较干，看起来会有一点点脱皮的现象嘛。啊，所以第一个可能是跟干燥有关。那第二个跟每个人我们皮肤就是所谓角质代谢的速度也有关。嗯，有的人他代谢就特别快啊，所以一直旧的这些这些角质、旧的头皮，他就开始准备要脱落，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多。嗯，好，所以这这个是第一部分，单纯是头皮。嗯，那另一部分会觉得头皮屑比较多的原因，就是头皮有发炎。嗯，那最常见就是我们所谓的脂漏性皮肤。 嗯，严，好，所以这两个原因就是造成我们头皮屑，呃，最常见的两个因素。那两个看起来都会。 有头皮屑就觉得很很困扰，但是它的成因、它的治疗稍微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不论从男到女、从老到幼，其实你每天、每天、每个月，你的皮肤都是在经历新陈代谢，你的皮屑都是会脱落的。对，所以不要笑别人，你自己也有，只是看不看得到，对不对？你也艺术悉啊，对，其实我们皮肤就是它会一直脱落，那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呢？大家可能很。 很很难想象，它就变成家里的灰尘。我在吸尘器吸起来，您家戴森那个吸起来，那个里面不止尘螨而已，还有我们的皮屑啊。对，你会觉得好像为什么我也没有开窗户，怎么家里头那个吸尘器一吸粉尘那么多？那其实都是我们的皮肤。 <laughs> 啊，这样啊，好，OK，自己的垃圾自己清。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那来请教一下医师了。如果说当我们嗯。 都在呃都在这个皮肤每天都在呃脱落的状况之下，然后您刚刚会提到有两种，一种就是它单纯的新陈代谢比较快以及皮肤比较干燥，另外一种是脂漏性皮肤炎。所以假设如果是第一种状况的话，我猜在冬天。对。 会特别的明显了，因为冬天皮肤都会比较干啊。没错，嗯，那个这两个问题怎么样去区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看会不会痒了。嗯，那如果会痒，通常算是脂溢性皮肤炎。嗯，那如果不会痒呢，绝大部分它只是单纯呃头皮脱落比较明显而已。但是两个的照顾呃事实上都蛮类似的，所以你如果在居家照护上来说，也不必特别去区分说我到底有没有。 呃，脂漏性皮肤炎。嗯，那怎么样照顾呢？我想第一个就是做头皮的保湿。嗯，那头皮的保湿，这个大家一听就觉得这头皮要 <laughs> 怎么保湿？哈，皮肤脸的保湿我会，头皮保湿怎么做？对对，这样一般我们。 对啊，脸啊、皮肤、身上这个擦擦乳液就好。头皮好像很少听到人家在讲。嗯，那头皮的确不容易擦乳液啦，因为我们有头发嘛，你乳液一擦，它就整个粘在一起。嗯，所以有一个方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在洗澡前，好，洗澡前大概半个小时，嗯，然后你可以。 选用不管是呃比较清爽的乳液，或者你干脆就买橄榄油，嗯，啊，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啊，做菜这种橄榄油，嗯，你拿这个油哈倒一点在手上，然后按摩头皮，嗯，啊，就轻轻的搓揉，让它能够均匀的分布，嗯，然后呢，把浴帽戴上，大概戴半个小时，让它有一点时间能够吸收，嗯，然后去洗澡，洗澡时候把它全部都洗掉。 这样子会连头发都染到那个油哎，对，所以所以要洗掉哦，现 <laughs> 洗掉，可 OK 吗？对对对，那个是 OK 的，就是它只是呃让我们的这个头皮能够有一点点滋润啊。那这样子做的这个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一些我们比较大块的头皮屑软化，那容易比较掉，比较容易掉下来，就不会说常常白天那个屑屑很多。嗯，了解，这是一个方式哎，可是我不懂哎。 嗯，脂漏性皮肤炎的人，在我的以为当中，他们就是属于头皮常常很油的人，嗯，是吗？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哎，油上加油啊，那干喝？呃，其实他。 我们会看到这个脂漏性皮肤炎，上感觉起来好像很油哈。嗯。那它是就是红红肿肿油油的。对对对，它其实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了。嗯。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让它舒缓，因此我们这样做，这个保湿它只能够把上面这些多的血血把它带走，好让它的这个皮肤不会说那么的敏感。但是真正要能够控制下来，有时候还是必须要靠一些药物。嗯。OK，好，呃，这个方法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了。我跟你讲，之前呢，医生 叫我用那个那个什么，嗯，痱子粉。哎，对，痱子粉。 <laughs> <laughs> 我也半信半疑，而且我身边有一半的朋友都叫我不要用痱子粉。结果我用了之后，我发现痱子粉对于抑制就是干燥、保持干爽，真的是非常的有用。所以现在痱子粉跟凡士林都是被我认为是最便宜然后又好用的的的保养品。那呃，这个方式，因为我自己没有脂漏性皮肤也没有头皮屑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的话，不妨去试试看，搞不好呃是真的可以有效的去改善。那你没有提到市面上。 有很多所谓的呃清爽凉爽那种加了薄荷的抗屑洗发精，是有用吗？对，其实抗屑洗发精会有帮助。嗯，那抗屑洗发精是市面上当然非常多的品牌，它里面。 真正抗屑的成分也略有不同，嗯，但是事实上它的目的都一样，它就是抑制我们这个头皮有一种叫皮屑芽孢菌，嗯，好，那头皮上这种皮屑芽孢菌它是一种呃霉菌，那在这种霉菌，其实在绝大部分人皮肤上面都会有一点点，只是数量的不同，嗯，那有些人他的这个皮屑芽孢菌会比较多，而且我们的皮肤对这种皮肤皮屑芽孢菌又特别敏感，嗯，那它就会造成一些痒啊、刺啊，哈，皮屑比较多，所谓脂漏性皮肤炎的。 状况，嗯，那因此这些抗头皮屑的洗发精，它能够抑制这种皮屑芽孢菌的产生，嗯，哦，改善不管是发炎或者头皮屑的现象，嗯，那因为这种呃脂溢性皮肤炎常常都会有点痒，会比较不舒服，嗯，所以很多的。 呃，抗血洗发精里面还会加一些，就是会凉爽，就是不管是薄荷或者是清凉的成分哦，那对止痒都会有点帮助的。嗯，好，呃，所以如果是使用这种抗血洗发精也是 OK 的，没错。哎，有一些人呢，他会我年轻时候的经验， <laughs> 因为会有头皮屑，我就会每天洗头，嗯，因为就会想说，天哪，赶快把它洗掉，洗掉，搓掉，搓掉，我洗干净一点，应该就不会有了吧？结果它还是会在耶。对，其实。 我们的皮屑它会不断的产生了，所以它不可能说你不管是要用用洗的还是搓的，把它一次全部都弄掉。你会发现那头皮屑一直排，一直有，好像永远排不完。对呀，对，所以洗到心酸都想哭。对，所以你不可能靠你短暂的这种暂时的处理让它就不见。因此，如果说在脂漏性皮肤炎的状况，我们还是要。 解决它根本的问题哦，就是控制脂漏性皮肤炎，它的血血才不会一直产生哦。OK，好，呃，所以症状问题，症状解决啦。如果你是属于干燥的话，照医师所讲的方式，帮头皮做好保湿，适当的使用抗血洗发精，应该都会是有帮助。但脂漏性皮肤炎，您刚刚有讲到那个又红又肿，是属在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它除了刚刚的方式之外，是不是也是要吃药啊？对，如果真的很严重，脂漏性皮肤炎，当然有一些口服药可以。 可以帮助，嗯，但是绝大部分的脂油性皮肤并没有这么这么的厉害，嗯，好，虽然它是一个很困扰人的问题，但是相对起来它是比较容易处理了，嗯，好，那脂油性皮肤炎它在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对，在我们皮肤科里面，它算是一种比较敏感性的肤质，嗯，所以它可能会跟着你好一段时间，然后起起伏伏，好好坏坏的，难缠，对对对， <laughs> 那有一点点类似我们俗称所谓火气大。 哦，就是火气大，啊，西吗？哎，对，就是像他通常常都是在第一个我们压力大啊，什么没睡好啦。那吃到一些比较刺激，所以上火的东西的时候会比较严重一点。嗯，好，所以但这个火气大是。 也是我们比较民民间的说法，所以常常熬夜、抽烟、喝酒、喝咖啡、吃刺激性的食物、应酬的人，会会。男男生朋友也蛮容易会有脂漏性皮肤炎的喽。对，很多人都会，尤其像很多学生，他只要一碰到考试，嗯，哎，那个就全全身，呃整个头皮啊、脸啊都会发起来。哎呦，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脂漏性啊？脂是脂肪的，脂漏是漏出来的漏，脂漏性皮肤炎它到底是什什么意思？为什么叫脂漏性？ 皮肤炎，呃，因为它会发在我们呃在医学上叫做脂漏性区域的地方了。哈，那脂漏性区域其实一般，你粗浅的想就是它比较油的部位。啊，每个头皮，每个人的头皮都有脂漏性。 区吗？对，它其实它就是这个部位，我们称作叫脂漏性的区域。啊，那其实也不止头皮哦，包括脸啊、耳朵啊、胸口啊，还有背上，它都算啊。相对来讲，比较油的地方，就是长青春痘的地方吗？比较容易会长青春痘的地方。嗯、好，那当然这些是呃严重的时候才会发啦。其实我们最常见，大部分还是以头皮，然后脸，好，尤其像眉毛、呃鼻子旁边，这是最常见的部位。 嗯，那那那那发作的时候的标准症状是什么？第一个，它会皮肤会红，然后会有一些看起来好像油油的这个血血。嗯，那再如果真的很厉害，有的人会觉得稍微有点刺痛。哦，OK，呃，那是代表说我们的油脂分泌的太旺盛了，导致我们的皮肤过于敏感的意思吗？它其实是本身皮肤敏感，那这个部位刚好它皮肤油脂就会特别多。嗯，所以并不是说因为发炎所以油脂变多，而是它刚。 刚好就是在有比较多的地方容易发生。那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就是跟我们刚刚讲这个皮屑芽孢菌有点关系。哦，那这皮屑芽孢菌它就是喜欢吃我们这个皮肤上分泌的油脂，嗯，所以它才会在这种油脂分泌多的地方特别容易刺激皮肤。嗯，那如果照您这样讲的话，脂漏性皮肤炎，我想有很大的一个部分要去改善你的生活形态，因为像你刚刚讲到的，呃，抽烟、喝酒、吃刺激性的食物，然后呃，这个熬夜。 压力大都有可能会产生，但是一方面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一方面你的口服用药是要吃什么抗生素吗？嗯，其实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吃一些抗霉菌的药物，但是几乎没有人真的会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其实只要你生活作息、生活习惯调整过来，然后用一些外用药，绝大部分都会控制的蛮。外用药是类固醇药膏吗？嗯，可以用类固醇的药膏来治疗，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轻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抗。 霉菌的药物来治疗。 哦，了解哈，所以这个是呃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下参考，因为呃蛮多听众朋友会打电话进来，说他的那个头皮上面会摸到一颗一颗硬硬的，然后他们就会去抠它，那后越抠越严重，这个也是脂漏性皮肤炎。其实如果有一颗一颗呃脂漏性皮肤炎，有时候也会，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那个叫毛囊炎了，哦，那毛囊炎就基本上它就很像青春痘的东西，那的确你去抠它有时候会越抠越严重，越抠越严重。 还会让它发炎，嗯嗯还是不要去弄它。所以毛囊炎跟脂漏性皮肤炎又是不一样的，但应该会有人是混合产生吧？其实常常都会啊，因为头皮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很容易会长毛囊炎的部位哦。因为第一个，头皮上毛囊非常的多，而且很都很粗大。那再来呢，我们头皮上也比较容易流汗，然后难免会卡灰尘嘛。哦，那常常就会有毛囊炎的问题。那刚好它又是脂漏性。 皮肤炎容易发作的部位，那两个这两个问题常常都会一起发生。哦，好，呃，就像有时候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打电话进来说，哎，我家的长辈似乎有巴金森氏症，但最近又合并阿兹海默症，同样都是脑部的神呃，同样都是脑部的神经病变、大脑病变的话，有可能是混合并行着产生的。那当然，呃，脂漏性皮肤炎跟 刚刚医生所讲到的毛囊炎的部分，也是会呃，这个有一起产生，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还是要请医生帮您来做一个判断。接下来福利时间要问重点问题咯大家常常问的。 有些人呢，他是属于啊，我头皮好油啊，我头发容易塌。我每天早上起来，或我每天睡觉前，我一定都要洗头发。每天洗头发这件事情会伤害我们的头皮，或者是使我们容易掉发吗？其实不会，哎，不会。 <laughs> 对，但你要听一下原因啊。 <laughs> 对，其实我们的呃洗发精啊，哈，当然很多种洗发精，大部分你到市面上可以看到，常常会分成所谓给油性。 头皮或油性发质用的，或者是给干性头皮、干性发质用的。那这两个的差异主要就是在它去油、去油、去去这个抗污的能力了。那一般我们如果是属于油性头皮，当然可以用比较。 就是清洁力比较强的，那如果是比较干性头皮，就不要用太强的。嗯，好，那当然这个干性头皮跟油性头皮，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你只要觉得你很油，你一直洗，它会它油还是很多，那就是属于油性的头皮。嗯，好，所以其实如果是油性头皮，每天洗不会怎么样。嗯，那干性的头皮，因为你的头发不太头皮不太容易出油，头发大概不太容易会有什么味道啦，会会塌。那你喜欢？ 一天或两天，甚至有的，人我知道有的人一个礼拜洗一次头啊！ <laughs> 哎，当然一个礼拜洗一次头，我觉得这味道可能会有点有点怎么那么能撑呢？对，但是。 只要你觉得舒服，其实没有关系。嗯，那什么情况下你不适合继续用这个洗发精？就是你洗的会不舒服。嗯，好，那现在的洗发精其实如果它是合格的品牌，绝大部分都不太容易引起什么过敏的问题。嗯，啊，但是有些人的头皮特别敏感，他洗某一些牌子他会觉得，哎，会洗完越洗越痒。 或者喜欢头皮会红，会会肿起来，那当然就不适合。那只要没有这样的情况，你要每天洗，大概都没什么问题了，都是无所谓的哦。那勤洗头这件事情会。 引发我们掉发吗？其实不会啊。那很多人都会说，我在什么脂漏性皮肤炎的时候，好像头发会掉的比较多。会吗？哎，其实这有可能，但是不是因为脂漏性皮肤炎引起的？嗯，因为绝大部分脂漏性皮肤炎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毛发。嗯，那为什么你会在脂漏性皮肤炎的时候觉得头发掉的比较多？跟压力有关系？嗯，好，因为压力会造成我们掉头发。啊，压力同时造成你有脂漏性皮肤炎跟掉。 发，但是脂漏性皮肤炎不是直接造成你掉发的原因，那个逻辑因果关系要搞清楚。所以压力这件事情确实跟男性荷尔蒙一样，容易让人掉发，对不对？压力，呃，它会造成两种掉发啦，一种就是我们俗称叫鬼剃头，圆形秃，那这个呃，其实非常多人都有。那另外一种压力会引起的，我们叫休止期落发，哦，另外我们俗称就是说压力性掉发。嗯，那这个东西它。 就是这这更多人会有，而且他自己不会知道，可能就是觉得哎，怎么最近洗澡完那个地上浴室地上这个头发会特别多，或起床的时候好像枕头那个很多掉的头发，哦，那这个都是跟压力有关系，而且这这些因为压力引起的掉头发，它一定都会再长回来。嗯。 所以是不用太担心了， <laughs> 会再涨回来的。对，基本上只要放轻松就没事。那你说每天一直想，那就越掉越。不会永久性流失。对对对。其实现在很多大明星也都靠一些后宫后天的方式来让自己的发量看起来比较蓬松。我现在觉得掉发这件事情到到不需要太过的焦虑。我觉得比较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你身体的压力状况，不要让这个压力击垮了你的掉头发只是小事，但压力这件事。 会影响到你你的全身了哈。好，那医生，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继续的来请教一下，就是秋冬到了，嗯，这个您刚所讲到的，比如说像是头皮屑的会增多，然后掉发也会增多，这应该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自然的春夏秋冬的状况来看待就好了嘛，不需要太过焦虑。对啊，其实这些问题都。 往好处想，它并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好，那我们把心情放轻松，哎，这个问题都会都会跟着改善。嗯，好，呃，好，我们这边呢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要先进一段广告了。等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请教黄春县皮肤科诊所的黄金耀医师。 是广告时间好短，来不及跟医生聊更多八卦。但我们要来聊跟身体健康有关的事情。那个，音控不要笑得太开心，会内爽会不好，暗伤身体哦哈。 <laughs> 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央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改天我们再出一本那个录音室秘籍， <laughs> 告诉大家关了麦克风我们都在聊什么好了。 <laughs>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扣音进来扣音专针线是八三六九。 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大家呢，有关于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脂漏性皮肤炎、毛囊炎，或者是有很多人呢有青春痘的问题，还有有一些是老人斑。但是好像不要老人斑，有一个更更礼貌的名字。是呃，其实它学名叫我们叫做脂漏性角化。啊，脂漏性角化，但这名字比较长，一吗？ 绕口哈，那现在有一些呃我们比较婉转的委婉的讲法，我们叫做长寿班。长寿班，哎，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没有比较。 <laughs> 好，非常欢迎您有关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张先生你好，哎你好，这个，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呃发质的人在选择洗发精的时，呃应该注意哪些？ 因为我好像发现那个呃市面上卖的洗发精有洗发精是那种透明的，另外一种叫洗发乳，嗯，那就是有有颜色的，就像乳状。那这两个像一般我们发质应该要怎么选择？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就是说那个呃，坊间还有卖什么咖啡因洗发乳，那个真的有效吗？OK。啊，那第三个就是那个可以教大家就是洗头的方法，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如果用指尖去抓。 反而比较容易有头皮屑，那如用指腹去按摩，反而头皮屑会比较少。是，好，OK，啊，对对，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我还听说是呃，放那个什么，一般洗发精加精油，就是有一些特定的精油，反而可以防止掉头发。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的的的说法？那我电话挂掉，在旁边听。好，谢谢你，谢谢医生。嗯嗯，我们先讲比较简单的那个。 咖啡因的洗发精，我知道最近很流行哈。那他们也的确号称可以增加头发的发量啊，但是在医学上目前并没有。 证实这件事情没有证实，对对，所以呃，如果擦嗯洗了没有什么不舒服，当然是其实可以继续用，不过也没办法靠它，不能给它太大的期望就对了。嗯，那至于加这个精油哈，精油目前也不认为说对头发会有帮助。好，基本上如果真的有掉头发的问题，还是要靠一些药物的治疗了哈。那当当然，因为掉头发的原因非常的多，所以还是要给医师先做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再决定接下来怎么处理。嗯。 那洗头发的这个方式呢，其实，呃，事情呃，其实相对很单纯然哦，当然我们在网络上你会发现有很多文章在教人家怎么样子洗头发，但是我这个人认为，说所有的事情一定要简单，尤其洗头发是你日常生活每天都要做一两天都要做的事情，你把它弄得太复杂，嗯，其实你就很难去确实的执行。嗯，所以洗头发的事情是这样：第一个，头发打湿；第二个呢，你把洗发精搓上去。 然后用指腹稍微搓一搓啊，就可以洗掉了。嗯，好，事情就是这么单纯，也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嗯，那像刚张先生提到说，用指尖拼命去抓的时候，那个头皮屑会比较多。嗯，没错，很多人他头皮痒，他就拼命抓，那拼命抓，头皮就发炎的更厉害。嗯，所以洗头发的时候，我们还是用那个指腹就好，那轻轻的搓揉了，好轻的搓揉。那像我们。 男生其实洗头发是相对起来很快、很简单的事情。那女生有时候，呃，她会因为头发比较长。 那其实我们在洗的时候，一般呢还是以洗头皮为主。嗯，哦，头发因为尤其像头发比较长的，基本上肩膀以下，它就不太会有沾到这种头皮分泌的油脂，所以偏偏通常是偏干燥的。嗯，那你不必特别说，呃，除非说它有些有沾到一些味道，好，要不然不必特别说再去洗。嗯，好，呃，继续回答张先生的问题。那下一位是江小姐，江小姐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每次到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我的上手臂外侧啊，都会变成好像就是硬硬的皮，然后它就是好像那个鸡母皮那种，凸起来一凸起来，然后就整片都是这样。 请问这是有什么问题吗？好，谢谢你。这什么状况啊？这个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这个这个困扰了哈，就在手臂啦，有的人他是大腿，会有一些就摸起来很像鸡皮疙瘩的东西。但是鸡皮疙瘩我们通常是，比如说冷啊，或者是比较呃害怕紧张的时候会冒出来。但这种鸡皮疙瘩它就完全都不会消失。嗯，那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毛孔角化。毛孔角化它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毛细孔比较大，那角质容易堆。 在那边，所以看起来有一点颜色，有点淡淡的咖啡色。那摸起来就是粗粗，很像鸡皮疙瘩这样子的东西。嗯，那它其实不会影响健康哈，纯粹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而且它会随着年纪越来越改善。嗯，哎，所以就是老了会好，年纪越大越改善啊， <laughs> 老了会好。哎，江小姐还青春呢，所以才有。那在。 它在我们老了、它好以前，我们有些事情可以做了。第一个就是可以擦一些保湿的乳液，嗯，啊，你乳液让上面那些老废的角质比较软化，它会脱落比较快，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明显，颗粒感不会那么重。那假如说平常有在做去角质习惯的，可以一个礼拜用个一次、哦两次，让它能够摸起来更手感能够更好。嗯，哦，不过整体来讲，并不需要担心，并不是说身体有什么问题。OK，好，这是回复你的问题，叶小姐你好，叶小姐。 哎，医生你好哈，是，我的那那个手脖子上哈有有有应该是斑，可是我不知道是老人斑还是晒斑哈，呃这两样怎么样的区别哈？然后朋友说是老人斑，呃然后细细碎碎的，嗯呃颜色。 打呃不到黑，如果想要去除的话，要用什么方法？好，谢谢我让医生回答你哦，哈。其实晒斑跟我们俗称的老人斑，它是一线之隔啦。嗯，因为这两个问题，它都是因为阳光日积月累造成的，并不是说我们最近晒才会这样子。事实上，我们所有的黑斑就是从小从出生。 那阳光的伤害就开始累积，然后慢慢慢慢才发出来，所以我们活得越久，那受的阳光伤害当然越多，所以常常都是年纪大才会比较明显。但是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在年轻一点，二十几岁、三十岁开始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嗯，那如果要比较明确的去区分，呃，晒斑或者是老人斑，然就是所谓的脂漏性角化，你可以试着去摸摸看。 啊，如果摸得到它一点，好像凸起来，那这种就是比较偏是这种呃所谓的老人斑了。嗯，那治疗上来讲，事实上都是很类似，其实就是用镭射把它去除。嗯，那当然，如它。 其实也只是一个一个美观上的问题啦如果并不会造成什么生活上的困扰，像手脚在秋冬我们常常都是穿长袖长裤嘛，哦那看不到盖过去就好，其实不管它也不会怎么样了。嗯，好，呃，就是回复叶小姐的问题，所以老人斑普遍来讲都是会比较凸起来，是不是？对，会有点摸起来有点粗糙。那颜色颜色可以从很深的黑色到有点淡淡的咖啡色啊，那也不能从外表颜色来做判断啊，对不对？老人斑会长在脸上吗？ 会啊，其实脸呐，呃，其实全身都会长了。哦，那通常就是露在外面的地方，因为它比较容易晒到太阳，嗯，所以像脸啊、头皮啊、手臂啊。因为那个开车的朋友好像比较容易会长在手上，对不对？因为晒到太阳的几率比较高一点。左手了，因为它比较靠，就是开车用另外一边 <laughs> 靠太阳那一边。对对对对。好，给我们来接许先生，你好，许先生。你好，两位好。是，呃，我今年七十五岁。嗯。呃，我。 现在哈，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嘴巴哈，呃，嘴巴会好像有点那个黏黏的东西，然后就好像那个皮软化了一样的。嗯，请问这要怎么治疗啊？OK，啊，对，的确有有一些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啦。嗯，那早上起床我们嘴巴会黏黏，其实往往都是我们那个口水。嗯，哦，那口水里面。 不是只有水哦，哦，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叫蛋白质，就是有一些我们吃东西需要消化的这个这个酵素。嗯，那我们等于是它等于是不是纯水的东西？所以你如果让水干掉以后，它开始就变得有点黏黏，像浆糊那样子。哦，所以这其实也没有关系，不不太需要担心。有时候就是我们睡觉房间太干了，尤其秋冬因为干湿度比较。 第一点比较干燥，那很嘴巴的水、嘴、嘴唇上的水很容易被这个蒸发掉。嗯，好，所以第一个，如果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不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困扰，那早上起来漱漱口，其实就没事了。嗯，或者如果觉得这样真的很讨厌，可以睡前在床头摆一杯水，嗯，好，让它呃湿度比较高一点，那这应该都会比较好一些。OK，好，这是回答呃许先生的问题。来接黄小姐，黄小姐你好，你好，是，请说，我叫医师，好，嘿。 如果说我脸上长痘子哈，嗯，长的是在脸上中间哈，看得到的部位，我们手去推挤可以推得出来的，嗯，那就没问题啊。我通常推推出来之后呢，就再收擦一点收敛性的化妆水，就 OK 了。但是有些是长在像颧骨的旁边、耳朵前面哈，这里比较凹陷的地方，而且我们要去做这个推挤的动作的时候，往往都自己做做不来。嗯嗯嗯。那请教，那这种情形我自己做做不来。 我又不想上美容院给那个美容师搞了半天哈，我又不想那样子。那我啊，可以看医生吗？还是我自己应该怎么处置？嗯啊，OK，好，谢谢。这算是闭锁性的粉刺或青春痘吗？对，嗯，有可能是了哈。嗯，但是基本上青春痘我们都不建议自己去处理，不不不建议自己挤。嗯，因为你挤得出来的青春痘呢，它其实都不用挤。那真的需要挤的青春痘，自己是挤不出来的。 那一定都是要用医师，医师要把它挑开，好才清得出来。嗯嗯嗯。对，所以痘痘自己去弄它是没有什么太大好处。嗯。那么呃，如果说真的像一些比较不容易弄到的地方，那靠药物其实还是一个选择之一啊。不过这些痘痘其实有深有浅啊，有大有小。哦。那确实该怎么处理？是擦药就好，或者是擦药有的要配合一些口服药，或者是配合一些小的这个这个手术来治疗。这个还是要呃实际看到判断才巧。 尤其是挤不出来的痘痘，千万不要贸然尝试。其实去看医生，他们都经验丰富，很知道该怎么样处理。好，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时间十一点四十五分，欢迎回到《名央客》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亚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各种有皮呃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相关问题啊。非常欢迎您可以扣音进来，扣音针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黄小姐你好，哎你好，哎请说啊，医生你好，你好，请教一下哈，因为我女儿。 他的背部，然后经常都是会长那个很大颗的暗疮，暗疮式的那一种，嗯，就是整个背部都是这样子，经常就是都是这样子，嗯，那有时候脸部也会有，嗯，那我不晓得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因为他就是一直都，就是青春期之后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子，到现在是二十几岁了啊，哎，对我跟你讲，我青春期的时候我痘痘都长脸上，但我的背部就是完全属于。 不会长痘痘的区域， <laughs> 但有一些女生是背部长很严重哎。对对对，其实现在以前我们都认为说青春痘就是青春期才长，对。但是现在跟我想跟我们饮食习惯还有一些生活的方式改变都有点关系。现在所有的成人都越来越多，很多人一路长到二十几岁、三十岁都还是会长。嗯，那像如果是脸上、背上痘痘，假如是。 比较轻微的，可能零星几颗，那当然擦一些外用药都可以控制的蛮好了。嗯。那如果说很厉害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要必须要靠口服药。嗯。那不管是擦药还是吃药，青春痘它都是长期抗战。嗯。所以它会需要一点耐心。好，那在治疗上面来说，除了说前面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压下来以外，之后如果说属于比较容易长痘痘的肤质，那我们还是要长期的用。 比较温和的药物，啊等于是当成保养，让它不会说复发的这么的密集。OK 哈，就是呃，回答黄小姐的问题，来接下一位是汤小姐，汤小姐你好，哎，你好，是主持人，你好，嗯，那个我的那个就说。 我的骨部哈，如果坐在人家那个椅子是温温的，嗯，或热的，我就会回家之后就会长痘痘，嗯，好像好像疮那个样，子， <laughs> 嗯，屡试不爽。就跟我讲是什么原因？如何改改善？OK，啊，怎么会这样子？如果每次坐到人家坐过热热的椅子，都会长痘痘。 那就是不要再 <laughs> 坐到热热椅子。其实很多问题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原因，那预防绝对是重于治疗了哈。那为什么会就是坐到这种热热的椅子会长痘？其实跟温度其实有关了，或就有的人他的皮肤就是对温度对这个闷热感，特别敏感，那只要一热。 我们的毛孔塞住，那可能就会造成像痘痘这样的问题。嗯，所以呃，就是如果知道确实知道是这个原因，那能够避免实上就 OK 了啦。嗯，而且如果你屡试不爽就是这样的原因的话，其实就是直接断绝那样的循环就好了，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就就就是最好对帮助哈。好，林小姐你好，林小姐，哎，是主持人医师好。你好，呃，可不可以请教，就是我儿子现在是高二生，然后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常会。 说，哎，头很痒，然后想去抓，然后会油，然后想要去洗头，那可不可以请教医师？就是，呃，因为我们家刚好有那个科多那个，呃，有药性的那个洗发精，嗯，那可不可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给他洗洗看有没有用？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嗯。 他在额头上也是有一点红红的，好像曾经被诊断是脂漏性皮肤炎。是，那这个是不是会一直反复发作？还是说过了青春期以后才会比较好这样子？好，谢谢。嗯，医生，像林小姐儿子这个说头会痒啊，嗯，那个额头问题，这应该都是脂漏性皮肤炎引起的了。好，这是最最。 最可能的原因，那这两个问题，就头跟额头问题，我们其实呃，在可能在青春期这段时间会稍微厉害一点，哦，那过了当然就慢慢会改善。但是这个每个人的肤质毕竟不一样啊，他是要十八九岁好，还是二十几岁才会好？这个这个不知道。那在他好以前，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让他去控制。那像若琳林小姐家里刚好有这种有药性、有抗头皮屑成分的洗发精，我觉得只要。 它洗起来没有会没有造成头皮不舒服，那都可以先试试看。嗯，这个反正刚好手边有，那那我觉得试试看无妨。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会比较好一些嗯，好，呃，节目这边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终于有空档可以轮到我问问题了，医生，我刚刚一直盯着医生看，不好意思，那个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黄千耀医师，他的头发真的是又黑又多又浓密。 <laughs> 请问医生，为什么你没有长白头发？你有？ 超过三十岁，对不对？对，其实有白头发。 <laughs> 请告诉我，因为我是一个白头发超多的人。请问，白头发白了之后有可能黑回去吗？有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白头发再生长？对，其实白头发，嗯，绝大部分白头发它不会再白回去了。那如果 <laughs> 技术上来说，后面不要再说了。 <laughs> 技术上来说，现在已经有些药可以让白头发变黑，真假的？对，但是那些药常常都是，其实往往都不是用在。 白头发这个问题，它是呃，通常都是一些治疗我们免疫性疾病的这个这个药物，所以它的第一个单价非常非常高，然后第二个它还是有一些它的副作用在，所以不能随便乱吃。对，所以它并没有人真的因为白头发用这些药来治疗，因为第一个完全不经济，第二个它的副作用并不值得呃我们这就是来来使用了，嗯、所以它是在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呃刚好它。 本身有这些免疫性的问题，然后用这些药物在治疗过程中，哎，刚好发现他白头发变黑，变黑，对，所以也许啦，也许以后会真的有。 治疗白头发有吗？皮肤界、皮肤科或医医药公司有在研究这件事情吗？我想一定有人在研究，因为这是一个显然是有有有需求嘛，对啊，有需求，对，所以我认为我们再等等，也许过几年会有这样子的。不是医生，我真的已经越来越厌倦，而且也害怕那个染头发的时间会越来越紧，越来越短，对不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头发染太多，接触了太多这一些呃化学性的药剂，毕竟还是会有致癌的可能性。 大家也会担忧，但是呢，白头发不染，真的在整个工作上面，我们不要讲美观好了，看起来是否是呃有精神有朝气，其实还是会差很多哎。那你还是会有关系，你都会怎么建议？我跟有时候我就想说，算了，我到一定年纪，我剃光头，然后整顶戴假发，这样好了。对，其实还不错哎，其实也是一个方式， <laughs> 比较省钱，你知道吗？比较健康。就是其实这个造型的问题，好，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跟工作的内容其实当然都有关系了。那如果以 医疗上来讲，我们当然是不建议能够不建议去染。那如果说， 真真的有需求，那我们染只要注意头皮不要什么不舒服，其实呃也还好啦。真的吗？就是当然，因为有时候工作那是不得已啊。啊，可是我好害怕有癌致癌的风险。现在的现在的染发剂通常比较不会说这种致癌的问题，但是很多染发剂容易造成头皮的过敏，所以很多人染完头皮会痛啊，会痒啊等等。好，尤其是如果说我们去像有些去呃这种呃立法院让人家染它。 那个头皮的保护做的不够好的时候，有时候会刺激头皮了。OK，好，这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了哈。呃，陈小姐你好，陈小姐，哦哦，陈小姐没有哈。蔡小姐你好，蔡小姐，哎，两位好，请说。两位好，我想请教一下有关白斑的问题。可以啊。哎，我的小孩呢，他本来是眉毛那边有白斑，那现在变成手的、手指的关节有白斑，想请教医师这白斑。 有没有药医啊？好，谢谢医生。白斑其实目前呃还蛮多有蛮多治疗的方式。哦。虽然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问题，而且它可能就是呃偶尔零星会冒，但是我们有几个阶段的治疗可以进行。第一个，现在很多外用药啊，就是擦的药膏可以擦，那尤其是对于脸啊，像眉毛这边效果相当的好。 而且没什么太大副作用，所以这是可以第一个可以尝试的问题，那第一个尝试的方式啊，那再来就是有一个我们叫光疗，嗯、光疗它是用一些特殊的光线去照射，嗯、那它对一些像手的白斑呢也都蛮有帮助的。嗯，但是光疗的缺点就是它比较麻烦，嗯、因为常常都是一个礼拜要做好几次，那有一些学生可能时间上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的配合。嗯，那 假如啦，如果说这些方子还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再来有一些手术可以做。嗯，好像有些手有一个手术，我们叫黑色素的移植，它就是把其他地方的皮肤这种呃颜色，把它移植到我们白斑的地方。嗯，好，那它也可以让这白的地方在在看起来颜色比较不会说色差那么大。嗯。 好，呃，所以这是提呃提供给听众朋友可以来做参考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啊。好，节目最后呢，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要请呃，因为黄清耀医师呢是一个月来节目当中一次嘛，现在的时节又接近要入冬了，可以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时节皮肤保养上面一些重要的方法吗？是，嗯，其实现在的天气慢慢的变得比较凉，会变得比较干，那。 我们从那个夏天比较热的这个季节，慢慢的进入秋冬，开始要注意的就是保湿，嗯，因为之前大概都是热啊流汗，大家觉得黏 T T 的，嗯，那接下来开始这个问题没有了，然后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出现，就就是皮肤太过干燥，对，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乳液要准备拿出来用了。我已经换季了，我的保养品换季了。好，那。 我们比较会干燥的部位，第一个脸，嗯，再来呢就是小腿，嗯，好，这两个大概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哎，我看到有一些老人家长辈，他是那个手肘的地方啊，对，会整个黑黑的，然后有点像脱皮呢，那是没有保湿太过干燥。对，其实常常就是太干，然后可能一直去抓，一直去摩擦，嗯，颜色开始就沉淀，嗯，好，所以如意呢，你可以随时的补充啊，只要觉得干燥，那就就擦一擦，好，在秋冬基本上皮肤只要不要太干。 大概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嗯，那再来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稍微留意，因为天气变冷，有时候我们就想要洗的热一点，但是水温太高对皮肤有点刺激。嗯，好，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要。 洗冷水澡，好，可是水温不要太高，而且呢，清洁剂也不要用太多，嗯，啊，稍微这样冲一冲，只要呃那天没有特别流汗，没有特别去什么灰尘比较多的地方，其实绝大部分的部位我们用清水洗大概就够了。嗯，哼，还有呃，如果是去泡温泉的话，应该也是要留意温度，水温不要太，高，还是不要太热。对对，我之前泡过那个四十度到四十二度之间，哦，真的是 <laughs> 太热的话会那个刺痒痛哎，而且很。 不舒服，对对对哈，所以大家也不要这个越泡越热啦，还是要保持一个适当的温度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黄坚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大家有空也可以上脸书上面去搜寻黄千耀医师，有很多很棒的一些皮肤科方面的相关资讯。千是。 千一千两千， <laughs> 我刚才聊两千七百块千，然后药是光耀的药啊，黄千耀医师，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的感谢医生，谢谢，拜拜。